稻盛和夫曾说：“当一个人不尊重你时，不要沟通，也不要愤怒，只需要做到两件事。”你是否曾经遇过这样的人？他们似乎对你表现出不尊重，甚至会直接忽视你的意见和感受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大多数人会选择愤怒响应，或试图透过沟通来面对问题。但是，稻盛和夫告诉我们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。 一尊重是前提，但不是必须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明确一个前提：尊重是人际互动的基础。如果一个人不尊重你，那么你们的交往就会变得非常困难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求每个人都尊重你，因为尊重需要一种相互的行为，它是双方的共同努力。二做到无视和远离不尊重你的人，稻盛和夫建议你做两件事。 无视和远离，无视，无视，并不代表你要重视这个人或事，而是说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反应，不要别人的不尊重而让自己陷入悲伤和沮丧的情绪中，这样因为只能让事情改变的更加糟糕。相反，你可以试着以一种平静、理智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，不要让别人的不尊重影响你的情绪和生活。记住。 你可以被尊重，但你也可以选择与谁无关，远离。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或这种行为经常出现，那么你可以考虑远离这个人或这种环境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逃避问题或逃避困难，而是说你要避免避免这种不尊重你的人，理智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烦恼。有时，远离问题比尝试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容易。 如果你改变别人的态度或行为，那么你可以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避免这种不尊重你的人，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成长和发展。三、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不尊重就放弃一切的真诚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努力建立良好的尊重，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一、真诚待人，要得到别人的尊重。 首先，你要真诚待人，这意味着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，不要试图透过欺骗或虚伪的手段来获得别人的认可或尊重。只有真诚待人，才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彼此。二、学会考古，倾诉是建立良好彼此的重要一环。当别人与你交谈时，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。 这不仅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问题，还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。同时，理解也可以让你更理解别人的观点和态度，从而更好的应对不尊重你的人。三、给予帮助和支持。当别人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，不要吝啬自己的资源和能力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不仅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友谊和感激，还可以让你在未来的求助中获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。 帮助和支持别人，也可以让你更理解自己的价值和能力，从而更好的应对不尊重你的人。不尊重你的人，你需要做到无视和远离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逃避问题或逃避困难，而是说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反应，避免这种不尊重你的人。谨慎，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烦恼。你也需要努力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，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 只有透过真诚待人、学会奉献、给予帮助和支持等方式建立的相互关系，才能真正持久和稳定。